开始上课，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哈，我们打开，呃，第一百一十六页，我们要跟你谈整个教育的领域。我们先前已经谈过了公务员，好谈过了军人，谈过了专技人员，谈过了受羁押的被告，好，那大法班怎么没有谈受刑人呢？你有没有案例啊？ 啊，没有这个申请的案例，所以他只能够针对有申请的案例受羁押被告来表示意见。好，好，那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块叫教育的领域。那教育的领域呢，有三个，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国家对大学、对公立大学的监督，对公立学校的监督。那第二块呢是学校。 对老师的监督，第三块是学校对学生的这个监督。好，学校对老师倒也不是监督，而是教师生的的问题，教师生等的问题。那学校对学生，这个涉及到像退学，这个涉及到像记过。 好，这我们待会在最后一集看好，那国家对公立大学的这个监督，呃，唯一的一套解释是大法官的三八零。好，那教师生等是大法官四六二。学校对学生这一块大法官三八二。那以及我们最近大法官做的一套解释，其实也没有到最近。啊，这一这一两年呢做的一套解释，大法官的六八四。 那当然，三八二其实还是重要，可以吗？那四六二也是重要，可以吗？我都帮你打好、打好、型号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三八零呢，在我们行政法这一块哈，倒没那么重要了，大概听过就可以了。好，好，三八零号解释在讲什么哈？这一号解释，这一号解释它谈的是大学法。当当年哈，大学法法律啊，概括的授权给教育部。 定了一个施行细则，这这里不用抄，听听就可以了。好，法律只单纯讲说有关大学法的施行细则，由教育部来加以定定。好，那大学教育部就定了一个施行细则，而在施行细则当中规定一件事项，各大学应该定共同必修科目。好，共同必修科目，而且共同必修科目如果定了。 学生在必修科目的部分有不及格，那不得毕业。好，不及格的话呢，好，那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不得毕业的这样的法律效果，可以吗？就法律哈，其实没有去针对学校课程的规划以及毕业条件来加以规范，法律都没有讲，而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去管管这件事情。 要求各大学应定共同必修科目，就是我们过去所上的那些，大一上的什么国文啊、英文啊、历史啊，大家，中华民，啊，不同年代吗？怎么可能？好，有人看的很糟的，应该跟我差不多吧？哈，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了，那可能跟我真的是修修的是不一样的。好，那像什么国文啊？ 英文啊，我我那时候上国文、英文，啊，我当时是外系，又上中华民国宪法，又上历史等等的，好，所以有共同必修科目这个部分。那必必修科目如果不及格的话呢，校长是不得毕业。好，那今天呢就引发一个争论了。当时其实到底是谁去申，不是哪个这个大学去申请的，而是立法院去申请，这个好解释。法院、立法院。 当时针对行政命令在做事后审查，因为我们说立呃，行政机关所通过的行政命令要受立法院审查。那立法院当初在审查大学法施行细则的时候，就认为说啊，这个细则好有严重的干预大学自治，你怎么可以去管每个大学要不要定共同必修科目？啊，那同学，我刚刚讲到那个差劳，你不要不要对我有那个，我没任何意见哈，我真的。 我我发觉我讲错话了哈，那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好不好？不好意思，我刚刚我刚刚其实只在讲说，哎，这么年轻，看起来很操劳，但是我在仔细看，哎，不对，好像真的得罪人哈，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好，好，那我们说哈，这个时候呢，这共同必修科目，那你怎么可以去管这个什么？怎么可以去管这个每个大学要定哪哪一些这个必修科目呢？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法官就针对教育部的这个施行细则所谈到的这个必修科目的内容呢，宣告他违反法律保留。啊，因为他大法官提的法条是宪法一百六十二条。好，一百六十二条怎么讲？哈，他说国家要对各大学来进行监督。好，那必须要依依法、依法来加以监督。啊，依法来进行监督。好，那大法官抓到这个条文。 好，你没有依照法律的方式来加以监督，你是依照教育部的细则来加以监督。好，那这样呢，你就违反了宪法一六二条，违反宪法二十三条。好好，那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百一十六页啊的地方，所谓的三八零。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会跟特别权利关系有关呢？第一块是跟哪哪一个领域有关？跟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关系有关吗？ 有没有印象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就是国家对国家对什么？对公立大学有一个特别的监督的地位，它是它的下级机关嘛？而且得国家像主管机关是教育部啊，教育部对公立大学，教育部是公立大学的上级机关。所以第一块呢，你可以把它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关系。早期好，那第二块是什么？学校跟老师之间。 啊，那早期呢，都把老师当作是公务员啊的这个一的一份子。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所谓的公法上的勤务关系。那第三块是什么？公营造物利用关系嘛？有没有？可以刚好三块，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公公法上的勤务关系以及公营造物的利用关系，可以吗？好，那三八零倒没那么重要，你知道就可以了。 它重点是要在四六二跟三八二这个部分，啊。那四百六十二号解释这个我们讲过，谈教师的升等，好，那我们当时是跟你讲说呢，如果今天是学习，今天讲要跟老师啊，比如说跟法律系申请，啊，提出教师升等的申请，那法律系它内部会开一个教评会。 教师生的评审委员会教评会，好，那教评会在做出决议的时候啊，大法官要求他必须要先送外审，啊，先送到校外的专家学者来先行审查，专家先审，啊，先第一个提出申请，第二个我要送外审，送外审回来之后呢，啊，第三个我们讲过教评会原则上。 要尊重专家先生的决定，不得加以推翻。好，原则上要尊重专家先生的这个决定。好，那这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正当法律程序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把什么？先把这个救济后面的救济把它谈完。甲跟法律系提出教师升等的申请案。好，那假设教评会有过关了，过关了之后呢，他抱怨。 啊，那院的教评会也过关了之后报校，最后是以什么？最后是以学校的名义。第六，以学校的名义呢，做出这个教师升等与否的这个决定。好，升等的决定最后以学校的名义来做成。所以我们上次讲过。 甲如果针对这个升等的决定有不服气的话，他应该以谁为被告机关？以学校为被告机关去打行政诉讼，可以吗？好，甲应该以学校，啊，以学校为被告机关，学校是处分处分机关，以他为被告打行政诉讼，那先前要经过诉愿呢，是不是？好，那诉愿跟谁提？啊，诉愿。 学校，譬如说今天公立学校的，我就跟教育部去提诉愿，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这个是教师的救济途径。但其实哈，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再往下细谈，细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啊，这个学校如果是公立学校，这我很好理解。好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行政机关，好所以自然可以做成行政处分。 但如果这个学校是私立学校的话呢？那该怎么处理啊？好，那大法官是这样讲，大法官在私立学校这个部分，啊，同三八二号解释的那个概念，他引进所谓的这个行政委托的概念，啊，他说私立学校在处理教师生等这一块当下，啊，他是接受托行使公权力，啊，私立学校它是受托行使公权力。 所以在受托的范围内，教师生的这个部分呢，它视为行政机关，啊，所以程序法十六条跟什么？跟二条三，在受托的范围内，它视为行政机关，可以吗？啊，所以也因此就推导出，其实私立学校还是可以做成行政处分，还是一个行政机关，跟公立学校一样，可以做成行政处分，这样了解吗？好，公立学校你直接谈它是机关。 那私立学校你要去带受托行使公权力的概念，可以吗？好好，这第一个要跟同学分析的部分，第二个要分析什么？要分析的是说啊，甲对老师的处分不服气哈，他的救济方式，救济的方式哈，刚刚我们讲的是其中一种救济方式，就是走诉愿跟行政诉讼。 但其实哈，教师的救济途径，它也是一个双轨制。老师可以选择走一般的诉愿，再走行政诉讼，或或或走什么？或走申诉，再申诉。好，依照教师法的规定，老师也有一个途径叫申诉再申诉。好，那经过申诉再申诉了之后呢，还是可以上法院。 打行政诉讼，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跟原学校提申诉完了之后呢，跟主管机关提再申诉。好，那后续呢可以打行政诉讼。好，所以教师的救济途径它也是一个双轨制。好，它可以选这种上面的一般诉愿跟行政诉讼，它也可以选这种下面的申诉再申诉。好，这个是教师法规定的，它是或的关系哦，跟什么不一样？ 跟刚刚的公务员就不一样。如果是公务员针对行政处分，我们说本来一般的行政处分是提诉愿跟行政诉讼，但公务员这一回呢，他变成要走复审跟行政诉讼。所以公务员的复审，啊，他跟原本的诉愿之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取代的关系，他只能跟只能够选择走复审。 公务员只能够选择走复审，完了之后走行政诉讼。复审是相当于诉愿程序，申诉、再申诉也是相当于诉愿程序。听清楚好再一次，复审是相当于诉愿程序，申诉、再申诉也是相当于诉愿程序。但是公务员的复审是取代原本的诉愿程序，整个取代掉，你不得选择走诉愿。 但是教师的救济是什么？是择一的，你可以选择走诉愿，你也可以选择走申诉再申诉，是选择性的关系。好，申诉再申诉，它同样是相当于诉愿程序，但是它跟诉愿之间是一个选择性的关系，你可以自己选，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是教师的救济途径，你要把它搞清楚的地方。好，好，那这个救济也跟你谈完了。好，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在 这个大法官的解释理由书里面呢，他针对教评会啊，可不可以去推翻专家先生的决定呢？他谈的是比较细，那我们帮同学做补充，因为这个会考啊。我们请同学呢，呃，你在你的讲义的讲义是不是在一百二十八页？一百二十八页，一百二十八页有一个四六二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看过这个解释，再补充。 四六二号解释，你看一下哈，第一行他这样讲，各大学校院系教评会关于教师身等评审的权限，是法律在特定，化解哈，法律在特定范围内授予公权力的行使，好，所以对教师身等通过与否的决定，跳两行，与教师资资格等身份上权益有什么坏效？有重大的影响，是行政处分。好，好，那这个部分呢，大法官才怎么说啊？ 才重大影响说，因为升本过跟不过有没有影响到老师的身份？没有，他副教授要升为正教授没有过关，他还是一个什么？他还是一个可以主宰各位深沙大学的的教授的老师嘛？他身份没有改变，身份没有改变，但对他的一些工作，对他的这个薪这个薪水。 对他的整个，比如说工作的士气呀，都会有很大打击吧。很多老师生在没有过、没有过很难过个半年都有可能嘛。所以大法官就认为说呢，这个既然是对教师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啊，那解释上呢，就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啊，这个因为过去是不得体救济，啊，过去都不认为啊学校的决定是行政处分，但四六二说是。 啊，采重大影响说，呃，认为是行政处分，这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地方，啊，采重大影响说，好，每一套解释它采什么理论你要知道，好像二四三采基础经营二分法，那到了我们那是公务员，那在我们老师这一块是重大影响说，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戴法官有提到一个在法律范围的范围内受托行使公权力，嘛好，这个部分坦白讲啊，戴法官其实。 没有必要或者讲，因为如果是公立学校，它本身就可以做行政处分，没有必要受托行使公权力。真正有意义的是在私立学校这一块，再了解吗？好，真正有意义要接受委托来行使公权力的是私立学校的这个部分，这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是什么？第三个点是说哈，呃。 倒数第第五行，他说受评审的教师于一他起来教师法，教师法的那个就是申诉再申诉，了解吗？教师法是申诉再申诉，或者诉愿法就是诉愿，这样了解吗？好，教师法或者诉愿法用尽行政救济途径之后呢，那是可以来打行政诉讼的。好，所以诉愿完了之后可以打行政诉讼，申诉再申诉完了之后也可以打行政诉讼。 好，这第三个要跟同学提醒的地方。那第四个就回到我们一百二十九页来看这个正当法律程序。好，这个正当程序它是这样讲，呃，一百二十九页从上面数下来，第七行，好，他说各大学校院系教评会本于专业评量的原则。 应该先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分专业能力的学者专家先行审查，我们这是第一个，好，专家先审的要求。第二个是什么？将结果报回给教评会，教评会除了能够提出具有专业学术依据的具体理由，以动摇这个专业审查的可信度以及正确性之外，否则应该加以尊重。这是第二个，好，好，那再请同学。 你在这边，你在这边哈，就是同样同样这一行呢，你旁边注明注明一句话， <coughs> 我写一下好了。由我先念好，由非相关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 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好，除了就名额、年资、教学成果等因因素予以斟酌外。 申请人专业学术能力以多数决做成决定。 就这样子，这样就很完整啊！因为这个考申论题，你要把它写得完整一点。由非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除了就名额、年资、教学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应该对申请人专业学术能力以多数决的方式、多数暴力的方式来做成决定，可以吗？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有些情况还是可以审啊，就那个教评会呢，啊，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推翻，啊名额、年资、啊，教学成果，好，这些可以，你可以去斟酌，好，那除此之外呢，你不应该对申请人的专业学术能力以多数决的方式来做成各种决定，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好，就原则应该尊重，但例外，例外还是可以来加以推翻。 那什么情况是例外？你要把它掌握住，名额、年资、教学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完，这样了解吗？好，好。那第三个，我们讲过，还有第三个正当程序嘛？有没有印象？我们说要给这个，给这个呃申等申请人有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嘛有没有印象？好，你可以把它一并的整理，或者其实你之前整理过了。啦好，就是。 你要对给这个申请人以书面或者口头有辩明的机会，啊，给升等申请人以书面或者口头有辩明的机会，啊，这也是一个正当程序的要求，这样可以吗？好，那大大体上呢就非常的完整的，只要是跟教师升等有关的，啊，那几个点，包括第一个，啊，这个升等的决定是谁做成的？是学校，啊，那学校做成的。 决定呢，性质上是一个行政处分，因为已经有重大的影响。好，那公立学校本身就是行政机关，私立学校你要带受托行使公权力。那救济方式呢？救济方式是一个选择性的关系，可以走诉愿或者走申诉再申诉，但不论哪一条路，最终都可以打行政诉讼，可以吗？那第三个就是做成决定前的正当法律程序。啊，第一个。 尊重专啊，要要送外省专家先生的原则。第二个，这个决定原则要加以尊重，那例外才可以推翻，不可任意用多数决来推翻。第三个，给申请人有口头以及书面或者书面辩明的机会，啊，给他有口头或者书面辩明的机会。好，那这样的观念，你你如果都很清楚的话呢，像我们讲义，像我们讲义的第。 一百二十八页啊，一百二十八页，这三个题目应该就可以回答了，可以吧？好，这三个。那考呃，如果你想要练习啊，平常想要练习的话呢，像九十七年执行的这个题目，好，这个你你如果练，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比较比较新，然后也也比较完整啊，那你你就可以以这个题目为代表去做做演练。这个都是谈四六二号解释，我们就不跟你重复了。好，好。 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的是一百二十九页，这个其实也讲过，各大学校院系教评会是否该当行政机关的地位啊？啊，我们说不是嘛，真正的行政机关是学校本身，们一下刚刚讲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一百三十一页，一百三十一页，好，一百三十一页的地方呢？ 一百三十一页，好，直接看有一个裁判，最高行政法院有一个裁判呢，一百三十一页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第八行有一个解释理由书，有没有看到？好，在理由书当中明确指出，好，你开始画教评，这个校教评会校校教评会关于教师升等的评审是谁的？是大学。 对吧是大学所谓的行政处分，是大学所谓的行政处分。好，你把大学圈起来。好，那那解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一百三十一页，一百三十一页的上面数下来第八行。好，在这个理由书有讲的，校教评会关于教师生的评审是大学的行政处分。 教师不服大学，还有什么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呃，各大学校院，这个校院那个那个院是指什么？各大学校院的院就包括像独立学院嘛，是不是？好，各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所属的校院系教务会，好，就包括独立学院的。 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所属的校院系教评会，就教师生等的评审，应该以谁啊？幻想以校跟院，那个院是指什么？那个院是指独立学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院不是指社科学院、法律学院的意思，是院是指独立学院。好，应以校或者独立学院为被告，实属适格。那至于啊。 教评会只是什么？只是学校跟独立学院的内部单位，好吗？就没有诉讼的当事人能力。啊，行政诉讼法二十二条，有考过哈。二十二条有谈到行政诉讼上的当事人能力。啊，行政诉讼上具有当事人能力的，他讲的是谁呀？是行政机关才有当事人能力。 就行政诉讼上有当事人能力的，是指行政机关呢，内部单位没有当事人能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像那个教评会都是内部单位，缺乏当事人能力，好好把它掌握住，可以吗？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哈。 呃，就跟你台湾的四六二号解释了，我们要进到三八二跟六八四啊这个部分。那这个是在你的讲义，呃，一百一十七页以下，一百一十七页以下。 讲过说，这个学校要对学生所做的各种的决定，好，学校对学生所做的各种的决定，那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退学或者类似处分，跟退学有关的行政处分，像开除学籍，好，我们讲过，退学是涉及身份改变，那跟退学相当的处分，像开除学籍。 退学或类似处分，好，这是一块。那另外一块呢？我们今天要谈的，像记过，啊，像记过这个部分，啊，如果是学生被记过或者申借，那他可不可以去打，呃，行政诉讼？好，好，那我们上次跟你谈的是学呃退学那一块。 在特学这一块呢，我们讲过，如果这个学校是公立学校，本身它就是一个行政机关。啊，那私立学校要套什么？要套受托行使公权力的概念。我简单写，在私立学校，你就要套这个行政程序法十六条，以及二条三。 好，在受托的范围内，它也视为行政机关。那哪些是受托范围内啊？那同学记得吗？像什么？像录取学生，像确定学籍，像奖惩学生，像核发毕业或者学位证书。好，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或学位证书。好，这四块呢是啊，把这个。 这个教育部呢，在法律有委托的情况之下，把权限交给私立学校来加以办理。啊在受托当下，它视为机关的地位。好，那也可以来做成公法行为，这样做呃做成行政处分等公法行为。好，那我讲一个观念哈，公立学校或者也好，或者私立学校也好，有没有可能对学生做的是一个司法行为啊？ 你说私立学校在这四件事情是公法行为嘛？是受托行使公权力嘛？好，那这个四件事情以外的都是司法行为，这个很好理解。那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做退学、做记过、做申诫是公法行为没有错。那有没有可能对学生做司法行为？你就要想，他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适用公法法规可以做公法行为。当他适用司法法规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做什么？ 做司法行为，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你今天啊，这个你在公立学校，你要去，譬如说你今天是呃外地生，那你那你要跟学校要借这个，现在是用用借来还是还是呃呃宿舍是要付费的嘛？要付费嘛，对不对？那这这算是租的嘛？这种租算租的吗？借的吗？都可以啦。不论是租的或者借的呢，那个法律关系是什么关系？那还是一个司法关系。 啊，就公立学校把他的宿舍呢租借啊出租或者出借给学生使用，那个关系还是一个司法关系的性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倒不是说公立学校跟学生之间就全部都是公法关系，也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回归，它是行政机关，它跟人民之间是有可能有公法关系，也有可能是司法关系，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观念上你要清楚。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在这些退学或者记过的情况，到底可不可以打救济？好，那我们讲说哈，如果你是依照三八二的看法，它是一个二分法。三八二怎么讲？三八二是说，只有退学或者类似处分性质上，才是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好，那它是行政处分，哦，所以呢，救济方式后续可以走诉愿跟行政诉讼，走诉愿跟行政诉讼。 只不过在提起诉愿之前，要经过校内的申诉，要用尽校内的申诉途径。那申诉完了之后，才可以打诉愿跟行政诉讼。那至于哈，如果是记过或者申阶，啊，那三八二的讲法啊，这边是三八二，依照三八二的讲法呢，他是说这个只是单纯的内部行为，不具有外部性。 啊，学校对学生所说的记过啊、申诫啊，啊，不具有行政处分的外部行为这个特征、这个要素，啊，那纯粹的内部行为，所以救济方式就只有单纯的校内申诉，完了之后就结束，不得打诉愿，更不得打行政诉讼，可以吗？好，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三八二的看法，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讲义的第一百一十八页三八二。 好，三百八十二号解释，你看到这个，它的第二段，好，这都看过了。第二段跟你讲说啊，公立学校是各级政府依法令设置实施教育的机构，具有机关的地位，说要圈起来机关。那私立学校呢，是依照私立学校法，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许可设立，并自发硬性授权使用，在实施教育的范围内啊，有什么圈一下？第一个，录取学生。 第二个确定学籍，第三个奖惩学生，第四个核发毕业或学位证书。好，这个是法律在特定范围内授予行使公权力的教育机构，在处理上述事项的时候，也具有什么机关的地位？这样可以吗？好，好。那因此呢，各级公司立学校依照有关学则啊，惩处规定。 对学生所谓的第一个退学或类似处分，但我刚说：哈，这个退学是足以改变学生身份，损害其受教育的机会。好，那就是行政处分的性质。那并且已经对人民在宪法上受教育的权利有什么而且有重大的影响，有重大的影响。好，好，那所以我就说，那你要跳到划线划线的倒数第三行 他说，所以这样的退学处分呢，在用尽校内申诉之后，就可以提诉愿跟行政诉讼这样可以吗？好，哎，那他讲到重大影响，所以这个解释才难说啊，啊，才难说，重大影响说，是这样讲吗？嗯，比较这个解释哈，其实你说它是重大影响说，其实有点速断，为什么有点速断？ 因为他的案例是什么？是退学，是身份改变。好，那身份改变当然有重大影响啊。如果他今天是在记过的情形，说有重大影响，好，那你那可以因此可以救济，那你就可以讲他是重大影响说嘛。但因为今天这个案例的事实是在身份改变的退学这一块，说他有重大影响，这本来就有重大影响好，所以这个解释其实呢，一般人认为还是它是基础经营二分法。 因为从结论来看，什么？从结论来看，就是退学才能够打救济，退学以外的就不得打救济，这样了解吗？不会因为说他加了这四个字，就代表他是一个重大影响说了。因为重大影响说是要处理那一些，好，非身份改变但有重大影响的也可以打救济但本案不是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是记过或生戒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你就要从，呃，划线，你往上数，大概第八行的地方，好好看一下。他说，人民因为学生的身份受到学校的处分，好，那可不可以提行政征收？应该是处分内容来断，来来论断。如果学生所受的处分，好，画起来就要记。 是为了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而且没有侵害其受教育的权利，像什么像记过、像生级。啊早年大法官解释，就用来说，这个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损及其受教育的权利，他还是可以受教育。好，那就只能够循校内的申诉途径来谋求救济，不得提行政赠送了解吗 好，这这是三八二号解释跟你谈的，好，我是为了维持学校秩序所必要，没有损害及受教育的机会，好，所以就没有打行政救济的机会，好，这是三八二。好，那这个看法呢，在我们呃最近所做的一号六八四号解释呢，就做了调整，好，六八四号解释，其实你说是没有调整吗？我认为只我认为只是现说而已，好，因为。 六八四号解释在处理的，它是针对大学，啊，如果是大学对学生所做的记过或者申记，他让大学生可以去打行政救济，这样了解吗？但是三八二的案例哈，三八二号解释呢，当年是一个高职生，啊，高职生，那他所引发的一个个案，好，所以，所以在这个你说有有人讲说，哎。 三八二号解释已经被六八四号解释推翻，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在这个你还是要去做区分，是说如果今天是大学，啊，如果这个既过或生界是在大学的阶段，或者是其他，啊，大学以外的其他中小学，那这个还是有差，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六八四号解释的看法，啊，六八四号解释，呃，大法官首先先。 先去谈什么？看划线的地方他说有权利就必有救济，好，而且这个救济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予以剥夺。好，好，那我们往下看划线的地方。他说哈，至于学生所受的处分，如果是为了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而且没有侵害其受教育的权权利，像记过或申诫那除了循校内申诉之外，啊，依照三八二的看法是不得以行政征收。 但是，缺一下大学。大学只有大学才有。但是，大学是为了实现研究学术以及培养人才的教育目的，啊，或者维持学校秩序。那对学生所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公权力措施，如果已经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或者其他基本权，啊，即使非属退学或类似处分，啊，非属退学或类似处分。 本于宪法十六条，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机会。好，那人应许其权利受侵害的学生来提行政征受并没有限特别限制的必要性，可以吗？就此范围，注意哦，是就此范围，三八二才要变更啊，不是全部去变更三八二。好，那后续呢，在一百一十呃在一百二十页，大法官也谈到哦，第四行。 受理行政征送的机关，未来在审理大学学生提起行政征送事件的时候，也应该本着维护大学自治的原则，啊，对大学的专业判断予以适当尊重，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基于这个判断余地的考量，好。好，所以这边有做线索若如果今天学校所做的若损及。 损害他的受教育的权利，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基本权，若损及学生受教育权或者其他基本权，好，那当然前提是要能够定性成，要能够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如果损及他的受教育的权利跟其他基本权，本来三八二只有讲到受教育权。 但是像记过啊、生级啊，这显然不会影响受教育权，好，所以会影响的是其他基本权这一块，可以吧譬如说，譬如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被记过？像这个个案四呃，六八四的个案，六百八十四号解释的个案呢？其中一个个案是，有这个有一个学生，啊他在学校呢张贴一些这个选举的选举的海报，这个选举的海报是支支持特定特定政党。 好，那因此呢，被学校给给做了一个记过跟申诫。好，那他不服气，他要打行政行政救济。那进到行政法院，法官说没有啊，记过跟申诫不影响你的受教育权啊。但坦白讲，这对他的言论自由啊，对他的其他的基本权有所影响。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一块呢，啊，如果能够有有侵害有侵害到他的基本权的话，那这个时候可以定位成是行政处分。 那就此而言，啊，就此而言呢，才可以提诉愿跟行政诉讼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就大学这一块，大学如果有损及学生受教育权或者其他的基本权，好那也能够定性成是行政处分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在经过了校内的申诉途径之后呢，是可以提诉愿跟行政诉讼的，可以吗？ 好好，那这个是大法官三八二号解释要处理的地方。那至于其他，好像中小学的部分，那大法官呢，啊，并没有去处理，因为大法官说我受限于我的这个解释范围，这个解释的射程范围，申请人是大学生，好，所以我就只有就大学生这一块呢去表态。好所以这一块其他的部分呢，目前还是什么，仍然依照大法官三八二。 来处理，还是依照三八二号解释再处理的，样懂我的意思吗？考试题目你要看清楚，好，它到底是一个大学还是其他中小学的情形，好，好，那针对这个其他的部分，大法官没有把它一并处理呢，那当然学这个就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啊，像李正山老师或者像许宗立老师呢都有发表不同意见书，他们认为说其实有点为德不足了。 好，那似乎应该要一并处理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讲义的一百二十四页，一百二十四页。好，一百二十四页，你看第三点，他怎么讲？哈，中小学生的救济权，啊，徐老师认为当与本件为相同处理。 他说啊，本件解释的三位生前都是大大学生，因此多数意见的设程范围只有限于大学生。至于中小学的救济，好，那为了单纯化议题，那存而乃存而不论，好，那有点美中不足。那徐老师的看法呢，还是认为说，呃，有必要，这个因为既然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个救济就不应该因为身份的不同有所折扣，好，所以即便中小学生。 啊，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基本权受到侵害嘛？是不是？那就此而言，应该也要比照办理才对，可以吗？好，那这个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要评析的话呢，你可以对这一块呢去做一些，做一些这个个人的看法。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所说明的六百八十四号解释的地方。好，好，那没问题之后呢，像我们相关的考题哈。 相关考题是像一百一十七页，一百一十七啊，一百一十七页，我想这些考题同学应该就就会，呃，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回答啊，或者我看一个题目好了，你看那个八十五年法官，啊，八十五年法官。 啊，他说，最高法院八十年台上字某一个判决有谈到，国立台湾大学跟学生的关系是一个管理服从的特别权利关系，不属于普通法院的审审判范围。请问你依照我国目前实务见解，啊，学生有没有其他法律的救济途径？如果有，该怎么救济？可以吗？好，那你基本上就是什么？目前考这个，这是八十五年的考题。 那这个考题是因为当时三八二刚出来，考考出这个题目，那旧题如果重新出的话呢，你就要旧题要新解嘛，所以你就除了谈三八二之外，你要附带谈什么？谈六八四，好，在这个退学以外的其他的措施，好，如果是有损及学生其他的基本权，而且可以定性成是行政处分的话呢，自然是可以提行政救济。 好，因为人民的救济权不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折扣，可以吗？好，那只是要提醒同学，你不要忘记这个校内申诉，校内申诉是必经的，一定要践行。好，这就是一种诉愿先行程序了，了解吗？好好，那第二个私立学校有没有不同啊？前端要稍微调整一下，私立学校要先去谈受托行使公权力。好，有了这个媒介之后。 啊，它可以成为是一个机关，那后续就一模一样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都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所以你说行政法这个难吗？其实不难，是什么？是多，内容很庞杂，好，说它难其实有点这个什么，太太高估它了，好，因为你你说我们行政法这科其实就是很杂啦，把本来你说像民事法类啊，它分总则、分债编、分亲属继承。 然后各开各开课，分别开课程嘛。那我们全部都塞到时，再把这一课这样开嘛。所以你觉得东西好多好多，但实上呢，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没有这么难的，了解吗？现在没有这么难了但以后就不一定了啦。啊，因为法律的发展一定是越来越越来越细致化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要赶快考上嘛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跟你结束这个特别权利关系这一块，我们要进到第三回讲义。 不要那么愁眉苦脸嘛，是不是？我们课程还没进到一半，但是还没到一半，的声色又变这样子，那怎么办？不会啊，我经过一个，我经过一个这个中秋节之后，一定会元气会恢复，放心好了。你如果这么辛苦，这么念书这么苦的话，就不要念了嘛，是不是？啊，心情要好一点嘛。这念书那么苦，就不要念了。爱一个人这么辛苦，就不要再爱了嘛，是不是？ 老师不是这样讲啊，但是这个这个念念书很辛苦，这个日文也是说“勉強しばす啊”，那这个还要勉强，要勉要勉勉强强才能够念得好啊，对啊，所以就是你这稍微再苦一下嘛，是不是？就是二次过了，二次过了之后你就就可以把这书丢掉了，对不对？好，好了，放法没有了，还没有放法啊。 放榜完之后，同学一定有有些同学要去要去疗伤，他又不来上课，那这也不是个好现象嘛，是不是？好，好了，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回讲义。第三回讲义呢，你看整份讲义在谈行政处分，好谈行政处分，那你会发现说行政处分其实可以考的点非常的多，好，我们看一下进到处分之前，先看第二页。 第二页呢，呃，我们一刚开始哈，这其实第一堂课就有讲过。我们说呢，这个所有的行政行为可以依照我们叫所谓的法律形式理论，好来来安排，那可以排出排出这个各各个行政行为。我我再讲一次，简单简单浏览，好，快速的这个把它浏览过。这同学你都不用抄，第一堂课你都已经抄过了，好。 我说，刚开始呢，你要去辨别的是，到底题目当中有没有行政机关？好，那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内部单位？好，如果在题目当中你发现，好，这个公法组织，它可以该当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的第二项以及第三项的机关，好，那它就符合第一个要件。好，因为程序法的二条二跟二条三是机关的定义。 好，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是行政机关所做的行为，它必须要依照公法法规，才算是公法行为。那如果是司法法规的话，这是纯粹的私经济行为。好，那公法行为里面第三个再去分，看这个公法行为，它所它公法行为的做成，好有没有法拘束力，有没有法效性？我们可以分成法律行为跟行政事实行为。 好，这第三个分类标准。那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再把法律行为分成外部跟内部。好，外部行为跟内部行为。好，那外部跟内部都可以再往下谈，谈出什么？谈出特定具体，还有所谓的一般抽象。好，特定具体跟一般抽象。 后是什么？最后是所谓的单方跟双方，单方行为跟双方行为。那下面呢，我们只谈单方行为，可以吗？好，那我们讲过说，如果今天好符合了最上面的这个六个要件，行政机关的行为。 公法行为、法律行为、外部行为、特定具体及单方行为，但它是什么？它就是行政程序法九十二条的行政处分。好，那此外呢？如果它符合的要件是，啊，前五个都一样，但它是一个双方行为，那我们说它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可以。好，好，那如果是它是一个一般抽象行为，一般抽象行为。 是所谓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有两个，一个是法规命令，一个是行政规则，可以吗？好，好，那如果是内部的特定具体单方行为，刚刚才教的，就叫什么叫职务命令？啊，职务上的监督命令，职务命令的性质，可以吗？好，好，那。 先前呢，在事实行为这一块呢，啊有一个行政指导，一百六十五条的这个行政指导，好，那行政指导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的类型，好，那所以呢，我们做个总结，我们说这个这种区分的方式，我们称作行政行为的法律形式理论。你说什么是法律形式理论呢？就是我们把这一些。 好，这个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外部、内部、特定、具体、一般、抽象，好，这个当做是这、这个、这个什么？我们在分类上的一个构成的构成要素。当你符合 A、B、C、D 四个都符合的，我说它是行政处分；当你符合 A、B、C、E 这四个要素的，我说它是行政契约；当你符合 A、B、C。 F 的，我说它是行政命令，就是很完全只看外观，啊，看它的形式，形式上有没有符合哪些要件，啊，符合了符合了 A B C D 的，我说它是行政处分；符合了 A B C E 的，我说它是行政契约。非常形式，非常的外观，在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好，这是第一种分类分类方式。那第二种分类是什么？看到第三页。 其实行政行为还有另外一种分类，哈，是依照我国家行政机关做这个行为要达到何种目的，好，那我我做这个行为的的功能目目的为何，功能何在，啊，制度的目的，制度的功能来做的区分，好，它可以分成行政法跟行政执行。行政法的目的是什么？行政法的目的，好，行政法跟行政执行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 都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原则上都是针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所做的一个规范。好，不管是行政法也好，或者行政执行也好，原则上都是针对有违反义务之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所做的一个管制的措施。好，你先撇开及时强制，先不管。 在行政处罚跟行政执行，啊，行政处罚跟行政执行的共通点是什么？共通点都是针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的一个、的一个这个行政行为。那相异点是什么？相异点是管制目的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如果我针对违规的这个行为人，我的目的是要警惕，我要透过这个行为来警惕、来制裁、来处罚。 啊，针对他过去的违规行为，我要警惕，我要制裁，我要处罚。我说这个是行政法，啊的功能。如果我针对这个违规行为人，我的目的不再针对他过去的违规的警惕的制裁，而是着眼于将来，啊，对未来。我着眼于将来呢，我希望他，我希望透过我的行为来督促他改善，啊，督促其改善。 督促改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的行为就叫行政执行，所以目的不同。行政法的目的是要警惕、要制裁；行政执行的目的是要对将来督促改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分类。好，那行政法跟行政执行，我们就放在呃，这个是在第五回讲义跟同学介绍，有字看不懂是不是？ 是写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啊，针对这些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人，如果我的目的要警惕、要制裁，我所做的行为就叫做行政处罚，啊，就这样子而已。老师，我是这句看不懂啊。那如果我的目的是要督促改善，那是行政执行，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啊，这题目很简单，它只是只是一个基本演练，这种题目你不应该错。 我们看一下哈，九十四年执行员他这样讲哦他说下列行为是什么样的行政行为啊？要附理由，好，所以你回去要把它。如果你想写，你要附理由。第一个，县政府对于县境内饲饲养犬只的饲主发信函，提醒饲主应该每年为宠物施打狂犬疫苗。那这是什么？提醒嘛。好，那提醒这个就该当我们行政程序法一百六十五条。 一百六十五条的行政指导，注明一下，这程序法一六五条，行政机关对特定人所为的一个警告、劝告、建议，而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行政指导，就写成一六五就可以了。好，第四个呢，行政机关为合理行使法律所授予的法定裁量权而定颁的裁量基准表，那这什么？就是行政规则嘛，是不是？就。 程序法一百五十九条第二项第二款嘛，一百五十九条第二项第二款，可以吗？好，好，八九年执行员，八九执行员，他这样讲哦，呃，第一小题，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授权，都提醒你的法律授权定定该法的施行细则，那它是什么？有法律授权的行政命令，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就是法规命令。 程序法一百五十条乘一五零，好，施行细则这个就是程序法一百五十条法规命令。好，第二小题，主管机关对人民的申请执照给核驳、核准也好、驳回也好，都是对特定具体个案所做成有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对，九十二条行政处分，九十二条行政处分，好。 好，第三小题，为了提升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建议，那建议就提醒你啦，是什么？行政指导，一百六十五条，行政指导，这都很简单。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的这个一个架构，好，那没问题之后呢，就要进到比较细部的部分，来正式谈行政处分。我们翻到第第四页以下。 我们行政处分这个单元哈，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顺序，你先要有观念。我们大概会这样谈。首先第一个，当然跟同学介绍什么是行政处分，啊，它的它的基本的要件是什么？啊，行政处分。那接着呢，我们会跟同学讨论的是行政处分的类型。啊，处分的类型，行政处分的要件是什么？好，那处分可以做哪些分类？好。 那谈完之后呢？接着会跟同学讨论的是所谓的合法的行政处分。行政处分的合法要件为何？那同学有时候会搞混的是第一个跟第三个，这有什么差别？好，一个行一个行政行为，它是不是行政处分，跟它是不是合法的行政处分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了解吗 好，我们刚刚在谈那个行政处分的这个这个体系里面，有没有谈到说一个行政处分要有法规的依据啊？法规的授权？再讲一次，刚刚讲到这个行政处分的要件六个要件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要件是说要有法律的授权，要是合法？没有。所以你只要单纯符合这六个要件的，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政处分。好，那至于说一个行这个一个行政处分。 哦，一个行为它是行政处分，跟它是不是合法的行政处分，那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好，有可能一个行为是处分，但欠缺法规的授权，它是违法的行政处分，所以我们要分开来谈这个部分。好，那合法行政处分做成之后呢，就会发生各种的法律效果。这第四个谈各种法律效果，那以及呢，如果合法处分的要件有缺少。 其中之一的话，我们就说它就成为是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可以吗？啊，有缺少各种的法和这个法规的要件，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好，那最后呢，会跟同学谈的是呃行政处分的撤销或废止，因为有可能行政机关今天做成了一个行政处分之后，他事后想要去调整，他事后想要去调整。 他曾经做过的这个行政处分，或许是因为事后的法规或者事实的变更，或许是因为事后发现原处分是违法，不管，啊，只要是事后行政机关打算依职权来调整他先前所做的行政处分的话，有可能先前是合法，有可能先前是违法，啊，不论是合法也好，违法也好，都可以事后来加以调整。 这个就是行政处分的事后撤销或者废止，啊，撤销或废止。好，那以及第七个呢，我跟你介绍行政处分有时候会添加所谓的付款，就这样子，理解我的意思吧？啊，这个地方几乎每一个部分都是考试的重点，好，都可以成为很多的考题来考各位。那我们来介绍。好，那请同学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第六页以下来看行政处分的概念。 那行政处分的概念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法条九十二条第一项。九十二条是一个要记的法条，好，因为这是行政处分的最基本的条文。它是这样讲哈，本法所称的行政处分是指什么？行政机关就公法上的具体事件所为的决定，或者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 好，所以从这句话呢，你就可以拆解出以下六个要件。好，那哪六个要件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啊，行政机关的行为、法律行啊公法行为、法律行为、外部行为、特定具体、担当行为。好，这六个要件。好，那首先是第一个要件，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啊，何谓行政机关？好，那行政机关它的定义。 就要来看哪一条？我们刚刚讲过要看《程序法》第二条，所以，我们请同学翻到你的《行政程序法》来看一下它的第二条怎么规定。《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哦它谈的二条二二条二谈的是行政机关的定义，他说这个也要记啊，机关的定义真个会考。 他说，本法所称的行政机关是指什么？代表国家、地方团体或者其他的行政主体，好，来表示意思、从事公共事务、具有单独法定地位的组织。好，所以从这个程序法的二条二项。 你会发现，行政机关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它是代表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它是代表背后的行政主体，比如说台北市政府是代表台北市，代表行政主体。那第二个特色是什么？第二个特色是，行政机关它是具有单独的法定地位。好，单独独立。 的法定地位，啊，它可以独立的对外行文，独立的做成行政处分，啊，第一个特色是有别于，就行政机关不等于行政主体，它只是主体的代表，可以吗？啊，那真正的权利义务、法律效果是归属到背后的主体身上，好，譬如说今天，譬如说今天财政部、财政部或者国税局，好，它代表国家。 啊，来对人民做苛税、苛征税款。好，收到的税归谁？收到的税绝对不是归财政部，那个权利、义务，好，权利呢绝对不是归属到行政机关身上，而是什么？而是归属到国库。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财政部国税局它只是代表，代表国家呢来对人民苛税，收到的税款呢，权利那个。 权力呢是归属到背后的国库，好，所以从第一个特色呢，你要知道知道的观念是什么？只有行政主体它才有权力能力，它是权利义务的最终归属者，行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代表，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行政机关它具有单独法定地位，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内部单位没有的，好，因为如果是内部单位，好机关里面的内部单位呢？ 就没有所谓的单独的法定地位，啊，它不能够独立对外有效的来从事各种的行政行为，了解吧？只有机关才具有单独的法定地位的，那内部单位是没有单独的法定地位，这样可以吗？好，好，那考试会考的另外一个点是要问同学，如何去判别一个组织，公法组织，它的性质上是机关还是内部单位？ 那这也就是要去判别，这个到底一个组织有没有单独的法定地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单独的法定地位的有无，哈，它的判断标准，单独法定地位有无的判断标准，好，这个依照学说跟实物的讲法有一些些落差。我们来看一下，学说上我们就参考吴根老师的。 见解，他认为说，所谓的单独法定地位，你直接看讲义的第八页，第八页的第三点，啊，有没有看到？第八页第三点，机关是有单独法定地位。好，那怎么判别机关跟单位呢？有三项特征，好，具有单独法定地位的有三项特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有无单独的组织法规。 讲义都有正你不用抄。单独的组织法、组织法规，啊，是组织法规，啊，不要求必然是，啊，就不要求绝对是法律，啊，在某些情况之下，法规命令也是可以，啊，单独的组织法规。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要有独立、独立的编制以及预算。 人员的编制是独立的，啊，不是从其他机关借调或者兼任的，独立的编制或者预算，啊，它也有独立的预算科目，啊，立法院，啊，或者这个各个县市议会呢，有针对这个机关呢，啊，来来独立的设预算的科目，好，那他的钱呢，不是从其他机关啊临时指引的，设独立的预算，啊，这个来来来出这个账。 人啊，就人跟钱的部分都是独立的，啊，那有独立的组织法规，啊，立法院或者各县市议会有为他量身定做组织法。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跟你讲说要有有无硬性，有无独立对外行为的能力。好，我们说独立得独立对外行为，得独立对外。 行文啊，这就是讲义所讲的有那个官方，或者什么，或者所谓的隐性。你说这个是讲什么？就讲说，譬如说，今天一个处分啊，今天台北市政府呢啊，北台台北市政府要做出一个行政处分，一个函对特定当事人的一个处分。 那最后呢？含写到最后呢，会挂一个什么？台北市台北市政府，好，那市长谁？郝龙斌，可以吗？郝龙斌市长，好，那这个盖台北市政府跟这个郝市长的这个章，啊这个印呢，就是所谓的官房或者所谓的印性的，可以吗？好，那他可以以他自己的名义，可以用我自己的名义呢，来独立的对外行为。 好，那就是所谓的官法或者硬性。好，那目前的学说上，多数的讲法呢，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看法。通说的讲法是认为，哈，这三要件是缺一不可。好，这三要件都要符合，才算是一个机关。好，那有缺少的话呢，是所谓的内部单位的这个性质。好，这是学说上的一个讲法。那但是哈，我们近来的实物上。 啊，这个这这几年呢，我们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这个认定其实很宽松。好，他不要求说这三个要件都必须要具备。啊，怎么讲呢？我们目前的实务上，啊，行政法院做出一个决议，他说哈，这三个要件只有第一个是必要的，二跟三不是必要的。啊，二跟三非必要的条件有最好，没有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第一个就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十四页啊，十三页。可以吗？十三页啊，十三页。十三页，他这样，他问你什么问题啊？他问你说。 各地方法院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委员会，啊，那以及各高等法院的检察署的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的复审委员会，有没有当事人能力啊？啊，这个有没有当事人能力？有没有诉讼上的当事人能力？要问的就是他们是不是行政机关，对吗？因为当时在争啊，争说到底这些组织，好，那可不可以来独立的做成行政处分？ 好，那人民呢？呃，在救济上呢，是这个到底是要以谁为被告机关？好，所以他问你有没有诉讼的当事人能力，就等于是问诉讼法二十二条，他们是不是行政机关的性质？好好，我们直接看他的这个决议。决议的划线地方，好，我们看一下。他说，哈，所谓的组织需有单独法定地位，固然以具备独立的人员编制及预算为原则。他说那个只是原则啦，好。 但是实物上，好，接着你要把它记起来，你要画线要把它记起来。他说，但是实物上呢，为了避免，理由是什么？避免政府财政过度负担，好，以及基于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考量，啊，政府钱这个缺钱，啊，那缺人，好，那所以也有由相关机关支援其他机关的人员编制，或者由相关机关代为编列其他机关预算的情形。 那你不能够因此去苛责他不是行政机关，可以吗？好，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呢，这个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委员会啊，他的成员啊，成员呢是由其他机关来，其他机关的成员来兼任的。你说看哪里？看到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好，第十五页的划线的地方，划线的地方，他跟你讲说，这个委员会设置的成员。 哦，是分别由高院的检察长、地院的地院及分院的检察署的检察长来加以兼任的，可以吗？好，成员是由用兼任的方式，用借调、用兼任的方式。好，所以人他基本上并不是有独立的编制，这个没有。那预算也是一样，预算这个部分呢，呃，这个在十四页的注里面哦。 十四页的注里面，注里面呢有一个要点，第十二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很中间的地方，有个要点，第十二条，他说，各委员会所需的业务经费是由各该检查署寻预算程序编入年度预算来支应。好，他的意思是讲说呢，这个钱本身呢是从那个检查署拨过来的，好，倒不是说我今天在立法院审预算的时候。 啊，针对这个委员会就有一个独立的预算科目，没有，啊，所以预算本身它也不是独立的，是其他机关的钱呢拨过来用的。好，那此外在实务上呢，好，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要对外行文的时候，它也不是盖委员会的章，而是什么？而是盖检察署、地检署的那个章。啊，没有独立的这个对外行文的这个官方印信。啊，这三个呢其实都没有。好，但是呢。 实务上还是认为说，毕竟还是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啊这部法规赋予它一个组织法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本案只要具备第一个要件，这样就够了，啊至于二跟三呢，到底是一个必备的要件，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各位在考试上你要知道的地方，啊实务上有去松绑这个三要件，只有在第一个要件上，它才是必必要的要件。 好，好，那过去考过的题目就像你的讲义，讲义的第第七页，啊，第七页，第七页啊，那个九十八年警察，九八警察，他说哈，判断一个机，一个行政组织是机关还是单位，它的基准为何，可以吗？新进学说跟实务看法有何不同？就这样子。 好，就是你要考试的时候，就从程序法二条二出发。好，从二条二出发，然后你可以先去先去概括的谈一下二条二里面，二条二的前段，啊，它区别的机关不等于主体；二条二的后段，它其实区别的机关不等于单位。那就本题而言，啊，是谈机关跟单位的一个差异。啊，你来是申论如下，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吧？那你要谈出为什么实务上？ 啊，实务上要松绑，松绑这个要件。啊，松绑的理由是什么？松绑的理由，我们刚刚讲的，那基于这个为了避免政府财政负担过巨，啊，那以及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考量，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实务见解出现。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这是一个考法，在行政机关的部分。那第二个考法是什么？第二个考法就是各位的讲义，讲义的第。 七页下面那个九十五年法官，九十五年法官，他去跟你考到这个地方组织、地方行政机关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九十五年法官，哦。好，九十五年法官他的问题是怎么问？哈。 他是这样讲，他说，县市政府之下所设的卫生局跟教育局，比如说新竹县政府的卫生局跟教育局，哈，名称上虽然同样叫局，但是二者在行政组织法的地位有别。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是一个机关，但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是一个单位，那理由何在？好，那。 后者第二题要说，那机关跟单位呢，在组织法、在作用法、在救济法有何不同？可以吗？他怎么回答？第一要怎么回答？好，或者我先谈完一个架构完之后，你再看这个题目。我们说今天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成直辖市。 台北市，还有像我们这个新北市这样直辖市，那以及什么其他的县市，像新竹县、花莲县啊，这嘉义市这县市镇，啊那这个在组织的认定上就有差。如果是直辖市的内部呢，嗯，直辖，我说直辖市里面有什么的直辖市政府。 县市里面也有县市政府。好，那直辖市政府再往下又有什么？又有这个下级机关，所属机关。 好，那县市政府底下，这个你就要分。县市政府底下有一些，啊，县市政府的所它的所属机关，啊，它的所属的机关，有一些就是行政机关的性质，但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只是内部单位。好，那考试是考县市政府这一块。 为什么会有些是机关，有些是单位？再了解我的意思吧。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直辖市这个部分。直辖市这一块啊，比如说台北市啊，像新北市，市政府本身是什么？是一个行政机关，这个没有问题。那它所属的机关呢？台北市政府底下的公务局、环保局、教育局、好文化局等等等的。 只要是市政府所属的这个，它所属它底下的这个一级机关，啊，它底下的这个一级机关呢，所属的这个一级机关，通通都是行政机关的这个性质的。但是你只能够下一层级而已，哦你不能够再再下一个层级哦，再下一个层级就不算了。它所属的一级机关的这个部分才是行政机关的这个性质，全部都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就台北市政府底下的这些一级机关呢，全部也都是行政机关的这个性质，像台北市政府，譬如哈，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等等等，全部都是，啊，全部都是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性质。但是如果是县市政府的话，这边你就要稍微区别一下，县市政府本身是行政机关。 花莲县政府本身是行政机关，它所属的它所属的机关里面呢，有一些是行政机关的地位，有一些不是，只是单纯内部单位。好，哪些是机关呢？是机关的部分哈，其实在各县市多或多或少有一些出入。那如果全国的各县市取最大公约数呢，大概以下这六个，啊，警察局。 这个选择选择题，你还会选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环保局，还有什么？还有文化局，以及税捐稽征处。啊。 这个税捐稽征处跟国税局有什么差异啊？啊，在地方县市政府的，像这个是税捐稽征处嘛，他们收的税是什么地方税嘛？像这个房屋税、地价税，啊，这个都是税捐稽征处在收的嘛，税捐稽征处。那国税局呢，那是收国税嘛，像所得税、像遗产及赠与税、像营业税，啊，那个是国税，由国税局来收嘛。 是不是？好，好，那这几个部分是什么？是行政机关的性质。那这几个、这六个以外的其他呢？只是内部单位。所以像什么？像教育局是机关还是单位？花莲县政府的教育局是什么？就不在这六个啊哎，花莲县政府的教育局，可以吗？是单位啊，还有的意思吗？ 那公务局也是一样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要记哦，这个真的会考过选择题哦，不，有考过选择题哦。这个在高补考很喜欢考这种东西哦，所以未来各位考题，如果他是直接去抓那个考题来考的话，你要会选。好，哇，好难记哦，其实也没那么难记呐。警消，警消，哎，警消一体嘛，嗯，就解决掉了警消。 卫生环保，如果你卫生做不好，造成环境污染，会还，再掰嘛，再掰嘛，掰嘛。税跟人民权利义务很密切相关，好，所以人民不服气会打行政救济，要要告，要告他。有时候好累，休息一下文化，这样也可以哦。讲完你就记起来了嘛，对不对？警消会还税局就在这个文化局嘛，就这样子而已啊。那就我的意思吧。 那题目第一题问你啊，问你说，那为什么今天教育局在直辖市是机关，在地方却是内部单位啊？答案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题目出起来有点有点，我觉得有点考学生考同学其实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因为你翻遍所有教科书，翻遍所有教科书，哈，有写这一段的只有像陈明老师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李呃蔡芳英老师的那个四人合著那一本，好，那他们也只有一句话，他说会这样规定，答案就一句话，纯粹是历史的偶然。那你说怎么写啊？那你说历史偶然，这那是为什么？就说最最早最早期呢，现是当时呢，现市政府底下认为说，哎，这几个机关呢跟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常常跟人民往来。 啊，所以当初就在制定自治条例的时候呢，就把这几个机关定位成是机关，那其他的呢，就把它定位成是内部单位。你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未必，未必妥适啊，因为就教育局、公务局，这个也很常跟人民有关呐。好，那只是因为说最早的时候，他定那个自治条例的时候，就先把这六个机关把它放进放进这个法条当中，说它是机关。 那其他的县市就抄这个县市的，就东抄西抄，变成全部县市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历史偶然而已的。那考试的时候哈，你要说圆和圆圆缓一下，也不能说只是历史偶然啊。你写完历史偶然之后，你要写说，因为这六个组织本身在各县市政府的自治条例当中有加以明文规定。我的意思是讲说，这几个机关。 啊，这几个组织之所以具有机关的性质，那是因为他们啊是有这个什么独立的组织法规嘛？就是各县市的议会呢，在自治条例当中有特别明文规定，把这六个组织定性成是行政机关。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它符合行政机关的第一个要件，有单独的组织法规啊，就是立立这个立法者。 在各县市的自治条例当中，有特别就这六个组织，着眼于啊，他们跟人民的关系的密切性，把它定位成是行政机关，就这样子而已。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题目其实重心放在第二小题哈，他这样讲，他说机关跟单位在组织法、在作用法、在救济法有何不同？这个要怎么回答？在组织法上的差异。 就是谈你刚刚九十八年警察的那个题目，有无单独组织法规，有无独立的编制预算，有无硬性官法，可以吗？那是组织法上的差异。好，好，那在作用法上有何差异啊？在作用法上的差异是说，只有行政机关才可以做出，好，行政程序法上所规范的行政行为，了解吗？ 就行政程序法当中的那些行政作用、行政行为，可以做成的主体都只有限于行政机关。那你说内部单位到底可不可以啊？内部单位不能够独立、独立的以自己的名义，内部单位不得独立以自己的名义呢对外来加以行为。好，但是我们实务上其实有一个变相处理的方式。实务上你要说你你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挂机关的名义。 啊，都要盖机关那个章，那肯定有时候效率效率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今天教育部，教育部是一个行政机关，那譬如说今天针对公费留学的业务，公费留学的业务，那都是由教育部里面的一个内部单位叫文教处，他在承办，由文教处这个内部单位。 他来加以承办，好，你平常在业务往来的时候呢，都是跟文教处的人员在联络，但是如果最后你公费，公费考试如果考试及格，你要你要这个你这考试及格，他要给你一个及格的通知，那个及格通知是一个受益处分的性质，那挂谁的名啊？就要挂机关的名，可以吗？好整个业务往来可以跟文教处做业务往来没有问题，好。 那但是呢，最后要出名的要出教育部的名。那实务上哈，我们看一段话，你看到你的讲义，请同学看到你的这个讲义的第八页，实务上有一个比较变相的处理方式。好，第八页那个第二点，第八页第二点，他说哈，行政机关是。 独立的对外行为这个原则啦，好，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说，实务上哈，画起来哈，往往基于分层负责以及增进效率的考量，它会由机关授权单位或者单位主管名义对外唯意思表示，好，那如果也具备行政处分的要件的话，就认为是，就认为这个单位的意思表示是属于什么？它隶属机关的行政处分，这什么意思啊？ 就有时候要等，如果各个业务往来哈，都要盖到教育部那个章，那会很慢，要往上报很慢。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一个公文，一个公文，一个公文，好，那一个公文出来之后呢，最后呢，它是挂文教处，最后是文教处，但是会写一句话，是什么？是教育部授权。 授权觉醒，可以吗？我是经过教育部授权之下，我才对你做出这样的处分的。这样才是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挂名的，他写文教处，他写文教处，写内部单位，他会加一句话：经教育部授权决觉醒，经教育部授权觉醒，就经他的所属机关授权觉醒。那这个时候哈，你如果针对这个公文不服气，你要告谁？要告谁？你要告教育部。 了解我的意思？你要以教育部为被告，好，因为这个时候内部单位所做的处分，我们视为是他所属机关的行政处分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哎，写明的是教文教处就就告文教处，不是，你还是得告教育部。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在作用法上，原则都是以行政机关才能够做出各种的行政行为，但是有时候会变相。 所谓的授权决醒这样的处理模式，好，那救济法上呢？救济法上你就写哪一条啊？刚刚的那个行政诉讼法二十二条嘛。行政诉讼法二十二条，它谈什么？有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能力的是谁呀？行政机关才有，内部单位没有，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子而已，这个题目就考完了。好，所以这个是呃。 八十五年法官曾经出过的一份，九十五年法官曾经出过的一个题目，好，那你把它掌握住，这样好吗？好，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再看哈，再譬如说像这个第八页最下面哈，跟你谈一些问题，像所谓的司法机关，或者像第九页的立法机关、监察机关，有没有可能做成行政处分呢？ 通常的情况，立法院它是在制定法律、通过预算。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在少数的个案，像他举的例子，好像立法院有时候对人员的任免，啊，立法立法院里面有一些这个，譬如说一些行政单位，那内部的人员的任免呢，那其实还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那监察院也是一样，啊，监察院受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的那个处罚，那个处罚还是一个行政处分。 好，所以监察院也有可能做成行政处分，那法院也是一样，法院受理律师的登录，好，那个登录的决定本身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好，所以你只能够讲说这三个机关是绝大多数情况，他不会从事行政行为、行政处分，但少数个案呢，还是有可能做成行政处分，那在做成行政处分当下，它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机关叫什么？叫实质意义的行政机关。我们看一个考题，来请同学看到第十二页这个考题。第十二页九十五年台大这个考题，好台大要考你说啊，请你分别就形式意义的行政机关、实质意义的行政机关跟什么？跟拟制非真正的行政机关来举例说明。 好，那什么是刑事意义的行政机关呢？就是从组织法的观点来谈，啊，隶属在整个行政组织底下的，啊，在中央政府底下，在行政院底下的各部会，或者在地方政府底下的啊各机关，这个都是形式意义的行政机关。下面有你答了啦，已经有你答了。好，那什么是实质意义的行政机关呢？实质意义的行政机关是从作用法的观点来来谈。 就像什么？就像法院，就像监察院，就像立法院。当他们在从事行政处分的当下呢，也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啦，就实质意义的行政机关，这样可以吗？那拟制的行政机关，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程序法二条三，受托行使公权力的私人或团体，在受托当下，它视为行政机关。 好，这在你的讲义的第九页都有谈到，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以上是什么？以上是第一个单元，跟同学介绍什么是行政机关。好，好，那我们先到这个部分，呃，我们下一门上课再跟你谈其他的公法行为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就是下礼拜喽，是不是？明天没有上课嘛，后天也没有嘛。好，OK，好，拜拜。